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三十七集。林青霄说出这话的时候，洛寒就意识到，他真的不再是他认识的那个林青霄了。林青霄不会对他说这样的话，也不会有这样厚重的威压。 这是常年发号施令的帝王才会累积出来的气势。鹿晗有些唏嘘，但并没有害怕、紧张之类的情绪，他没有什么反应。身后的菩提树、玄龟等却一下子紧绷起来。他们为了阻止大战，冒险召唤天道回来，集众人之力开启时空漩涡，想将天道送回过去。 结果，时空漩涡刚刚闭合，洛寒又掉出来了。菩提树以为穿越没有成功，赶紧再次用功。然而，他们紧赶慢赶，还是被林青霄发现了。一旦惊动了林青霄，再想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天道回去就很难了。更糟糕的是，林青霄也发现了洛寒的身份，看样子还要将洛寒带走。这怎么能行呢？ 菩提树命根子都被炸了，林青霄在天界的势力根深蒂固，一旦洛寒被带回三清天，他们将再无法救出天道。他们提前召唤天道回来是为了拯救世界，可不是为了加害六界最后一个神灵。菩提树顾不得可能会激怒林青霄，立刻挥动叶子，凝聚出绿光阻拦林青霄。玄龟等人也纷纷出手。 然而，众人集全体之力，却连林青霄的身都近不到。林青霄一挥手，菩提树等凝聚出来的灵力就被打散。他反手打出一掌，浩荡的灵气席卷而来，将众人逼得连连后退。洛寒也被气浪吹得连退好几步。他马上就意识到，现在的林青霄，他打不过。洛寒关键时刻认怂特别快，已知他打不过。 菩提树也打不过，那还犟什么犟啊？眼看林青霄又要出手，洛寒赶紧说：“不要动手，不就是回天宫吗？我和你走。”洛寒自己都没注意，他用的是“回天道”。菩提树等人惊呼。菩提树见洛寒一副不在意的样子，以为他刚刚穿越，还不知道眼前之人的可怕。菩提树心急如焚。 都不管林青霄本尊就在眼前，急忙说：“天道，你可知他是谁？”“我知道啊。”鹿晗理所应当的说：“他是林青霄。”不说菩提树等人，林青霄身后的天兵天将也静了静。这么多年，还没有人敢直呼天地的名讳。这个女子到底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还是无知者无畏呀？ 林清霄也有些惊讶，他惊讶的并不是洛寒直呼他的名字，而是洛寒配合的态度。他以为洛寒会激烈反抗，刚刚他在云层上督战，正要下令开战，忽然感觉到不远处有时空波动。林清霄回头看到一个时空漩涡在他眼前闭合，一个女子抬头和他遥遥对望一眼。 那个女子身上带着法则的气息，并且来自异时空。林青霄一眼就认出来，她是本界天道。菩提树等偷偷摸摸召天道回来，还背着他打开时空漩涡，不必想，必然来者不善。林青霄挥剑斩断时空隧道，但是隧道稍纵即逝。林青霄只看到隧道晃了晃，不确定到底成功没有。 他立刻抛下即将开战的仙魔大军，来到刚才出现漩涡的地方查看情况。这一看，就看到洛寒从空中掉下，正好被他撞了个正着。很好，省了他抓人的功夫。林青霄不费吹灰之力就破坏了结界，击退了菩提树等人。他本以为带洛寒走要费一番功夫，没想到其他人高度紧张。 洛寒本尊却毫不在意，这样乖巧的态度不得不让人怀疑他别有所图。有所图也无妨，林青霄淡淡扫了洛寒一眼，说：“天道愿意入主天宫，这再好不过了。天道，行吧。”洛寒顺畅地跟着林青霄走，走前甚至回头对菩提树等人挥了挥手：“我走了，你们回去吧。” 一副孩子去读大学，高高兴兴挥别父老乡亲的样子。菩提树震惊了，他一棵树啊，头一次感受到这么强烈的人类情感。洛寒和菩提树打完招呼，回头一如往常许多次那样，含笑走向林青霄。我们走吧。林青霄全程静静看着他，等着他接下来的后招。 此刻看到洛寒含笑走向他，林青霄神识微晃，他的语气、神态、动作，仿佛在看一个很熟悉的人，但是他们才是第一次见面呢。这阵晃神只有瞬息，除了林青霄自己，任何人都不曾察觉。林青霄负手站着，略带些审视看向这位突然出现的天道。 然而，洛寒穿过他身侧，察觉到他没动，还回头疑惑地望他。怎么了？林青霄不动，他身后的天兵天将也不动。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洛寒，一言未发，终于朝外走去。林青霄走过时，众多兵将自发地后退，给林青霄让出道路。洛寒默默挑眉。 看来现在的林青霄要比他少年时难搞得多。洛寒叹了一声，快步跟上林青霄的脚步。菩提树和玄龟眼睁睁看着洛寒站在离林青霄很近的位置，步履轻快，甚至还有些快乐地随林青霄走远。菩提树一直觉得洛寒是缓兵之计，其实另有后手。 他等啊等，一直等到林青霄带着洛寒回到先族部队，都不见洛寒的后手。菩提树沉默了好一会儿，说：“是不是出现了什么意外？”“嗯，应当是。”玄龟说：“他身上的衣服换了，修为也不是凡人。看样子……” 时空隧道开启成功了，他已经成功穿越到过去，只不过状况和我们预料的好像有些偏差，他不知为何又回来了。众多老祖宗齐齐失语，他们无计可施。 只能召唤唯一能穿越时空的天道回来，让他回到过去改变历史，拯救世界。为了让他快速理解他的任务，菩提树甚至提取好几人的记忆，综合过去各个阶段的重大事件，就一切按因果排序，具象化成一本书拿给洛涵。按理来说，洛涵不会看不懂。那么，就是他的理解不同。 此刻菩提树特别想知道，洛寒对拯救世界的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，才能把结果偏差成这个样子。云层上大军行列严整，静默地陈列在云层之上。即便林青霄不在，也没有任何人说话或者乱动。众兵将等了一会儿，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重回阵前，身边还跟着一个女子。 天宇星君完全愣住了，他一时摸不清陛下的心思，只能试探道：“陛下，魔界已叫阵三次，我们是否进攻？”林青霄回头望了一眼，见地下密密麻麻，陈兵百万，灵光最盛的地方站着叶崇玉、云梦涵红莲妖王、风雨尘和巫族大祭司。 在远处，一道红色光柱贯穿天地，阴邪之息源源不绝。林青霄淡淡收回眼，说：“明金收兵，即刻回营。”天宇星君又吃了一惊，收兵？他虽然惊讶，但是没有任何怀疑，马上下令让众人撤退。 明明进攻的阵仗已经摆好，但是林清霄的军令传达下去后，无论将领还是士兵，二话不说全部撤退。洛寒再一次更新自己的信息：林清霄不光修为突飞猛进，连威信也非常了得。看来在他登基的这些年，确实发生了许多事情。先族训练有素的撤退。 天宇星君传令下去后，发现林清霄并没有回营地的意思。天宇星君不解，问：“陛下，接下来该如何？”“原地待命。”林清霄说：“本尊要回天宫。在本尊回来之前，任何人不得擅动。”天宇星君今天一天受到的惊吓，比他过去一千年都多。他壮着胆子问：“陛下，何故要回天宫？” 林清霄是天帝，不会有给人解释的习惯。天宇星君一见林清霄脸色，就知道自己愉悦了。他正要请罪，洛晗见状解围说：“他是为了送我，我不太认识路，只能有劳你们陛下亲自走一趟啦。”天宇星君这才终于看向洛晗。林清霄军纪严明，行军期间不许乱动乱看。天宇星君只知道林清霄带了人回来，却不敢直接看。 隐隐约约只瞟到一个大约的轮廓，现在定睛细看，天宇星君第一个想法是这个女子着实貌美，第二个想法就是他们是不是认识啊？明明从未见过，却有种莫名的熟悉感。林清霄也意识到了，不光是对他，洛寒对天宇的口吻也有种无来由的熟人感。林清霄极快地划过一丝不痛快。 他顷刻间恢复平静，说：“这几日严加巡逻，警惕魔族，不得有误。”天宇星君骤然回神，肃立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云层下，云梦涵被众多人保护在中央，心中又悲又痛。他只想过平凡快乐的凡人生活，奈何总是被牵扯到是非中。众多男人为了他而发起战争。 云梦涵光想着就痛不欲生。云梦涵郁郁不乐，而其他人一直警惕地望着天层。最前方的那朵云团，金光时明时灭，众人的心也随着这阵光起起落落。最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云层上方传来号角的声音，天界收兵了。所有人都惊住了。叶崇玉皱着眉问：“大战在即，他为何收兵？” 他又想玩什么把戏？仙族狡诈，这可能是他们的障眼法。魔族人对叶重玉说道：“魔尊，我们应当加强警惕，谨防被他们杀个回马枪。”此言有理。红莲妖王说：“林清霄对梦涵十分执着，他不会放弃的。”云梦涵听到这里，垂下眼睛说：“我爱的人只有重玉。” 我们不过是年少时一起长大罢了。他贵为天帝，应当早就看淡了吧？他怎么可能看淡？风雨尘结华道，他十分偏执。他在位这几千年，把曾经自由多样的天界变成了他的一言堂。他一直放不下云梦寒，以他的性格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还是要多加注意。 众人吵吵嚷嚷，各有说法。最终，叶崇玉点点头，说：“嗯，好，下令全线警戒。本尊倒要看看他到底想做什么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